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二十世纪啊，是一个这个乱世出枭雄的世纪，是吧？涌现出了很多代表人物。当然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绕不开的一个人呢，就是斯大林。呃，到现在呢，有些国家对他还是褒贬不一啊。人嘛，是吧？誉满天下，谤满天下。 这个斯大林呢是沙俄统治下的少数民族啊，格鲁吉亚人。格鲁吉亚你可能比较陌生啊，这国在哪儿啊？是吧？地图上都找不着。零八年北京奥运会八月八号开幕的那一天，当时的这个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那就命令这个俄军进攻这个格鲁吉亚南奥塞梯，迫使这个格鲁吉亚呢承认它独立。没办法啊，因为你挨着这么一个。 又混又横的战斗民族是吧？历史上啊，这个格鲁吉亚呢就不太平，是沙俄跟奥斯曼土耳其几个世纪长期争夺的地方啊。直到一八六四年，也就是斯大林出生的头十几年儿啊，这地儿呢才完全归属这个沙俄啊。所以大家看这个呃斯大林的照片儿啊。 你看他长得就不是那种典型俄罗斯人，金发碧眼不是那样。要搁今天上街，肯定被光头党揍的那种人啊！哎，长得有点像土耳其那边那个西亚的那种人种啊，所以他倒跟这个拿破仑有点像啊。拿破仑是一个说这个意大利语的，啊，操着这个意大利口音的法语的外来户，那最后呢掌握国家的大权啊。斯大林原名叫约瑟夫朱加什维利。 这个斯大林这个名字呢是化名，就是意思就是钢铁啊，钢铁一样的人啊，英文应该叫 Ironman，那就这个意思啊。要中文直译呢，翻译成钢铁侠，那这个就很贴切了。斯大林他爹是一皮鞋匠啊，生意不错啊，在当地呢算是这个小资产者。斯大林他爹妈在生他之前，前面还一共生了仨啊，但是呢都挂了，就夭折的比较早。一八七九年呢。 呃，生下来的这第四个就是斯大林啊，等于就剩这一个了，这跟咸丰皇帝似的，那大哥、二哥、三哥全挂了，是吧？哎，老四变老大，是吧？父母呢就把这个儿子视为掌上明珠，尤其是妈，一腔爱心、全部心血啊，倾注在这小约瑟夫身上，盼着儿子早日长大成人。他们家这个往上倒八辈儿，都是农奴啊，但是呢，这个对他父亲来讲啊，这个。 很幸运啊！一八六一年，那个亚历山大二世陛下颁布了废奴法令，那农奴解放了啊，他们家可以做鞋了，有资格当个体户啊啊，赚钱啊！因此呢，斯大林后来才能读得起这个神学。神学呀，是相对有地位的人的这个子弟才能进的学校，家里得趁点银子，得有几个卢布，光有戈比不行，是吧？级别呢，相当于咱中国的团校。 当时有一个规定嘛，传教士啊是是可以结婚的。那传教士得结婚，你都不让结婚都独身是吧？那就都瞎来去了，那不成。这边是一个修道院是吧？那边是一个修女院，中间幼儿园，这不合适这个是吧？所以传教士可以结婚，掌管某个教区是吧？然后可以步步高升。哎，你在这个替上帝效力的同时，那能够享受到你从来没有梦想过的安逸生活。 是吧？没条件谁投降啊？你想想是吧？多少人都具备坚定的信仰啊！不可能啊，都是具备坚定的供养才去的，是吧？当时如果这个孩子能做到神父，那这些人的父母啊就有盼头了。那这就有点跟那个以前救西藏似的，是吧？家里出一喇嘛，哇，这父母。 抖起来了！原来农奴家，那一下就翻身农奴把歌唱了一下了，是吧？这家伙出了一喇嘛，一大喇嘛，大仁波切，我天，这不得了！当然一般人混不到这个程度了，那怎么着也跟孩子进体制内一样，旱涝保收啊，是吧？十三个月工资，带薪休假，是吧？当时在俄罗斯，就是宗教气氛浓厚的国家，这个神父的地位啊，就跟那个。 就是共产党国家那个基层党委差不多，啊，管理政治思想工作，传达上级指示，调和群众矛盾，啊，维稳，啊，婆媳关系，啊，张家长李家短，王家媳妇儿不要脸儿都管。 所以，一八八八年啊，斯大林当时九岁嘛，啊，就进了一个小镇叫戈里啊，戈里镇教会小学读书啊。这时候他爹开始酗酒了啊，俄罗斯男的没有不酗酒的，也不挣钱养家了，那不做鞋了，那整天在酒馆泡。所以他妈就苦逼了啊，又得补贴家用啊，也得方便照顾儿子，就在学校里呢当清洁工。当时的这个斯大林只能说这个。 格鲁吉亚语对吧？像那什么袜子搁在鞋里，俄语他不会说，那所以他妈就很有远见嘛，要督促儿子，你得学这个这个俄语啊，传教士都得会，那都得会，那得认得西里尔字母，然后每个月呢，还给儿子申请了三个卢布的助学金啊，那个时候三个卢布跟今天就不一样啊，那今天三个卢布才合多少钱才合三毛钱，那会儿不一样，那再加上这他妈当清洁工挣十个卢布，是吧？就靠着这点微薄的收入。 娘俩跟学校啊，就是待了五年。按说呢，这个妈呀，真挺不容易的。陪伴儿子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两件事儿，几乎让他望子成龙的心愿就落空了。首先呢，就是斯大林八岁那年天花啊，病情严重。天花八零年才绝迹嘛，啊，基本上得了这病就得挂。但是斯大林很壮实。 小牛犊子似的熬过来了，那但是脸上有一坑有麻子。还有一件事呢，就是斯大林他爹反对这个斯大林的这个前途，这这让他做鞋去挺好，会门手艺是吧？神父有毛用，一天到晚吹牛逼，这也没用，做鞋去啊！说而且他他爹很气愤的告诉自己的老婆，那说你想让我儿子当神父啊，做教堂官，整天给人讲道是吗？我告诉你，一辈子休想！我是一鞋匠，我儿子将来跟我一样。 也是鞋匠，我孙子也是。如果有的话，我祖祖辈辈都以做鞋为荣啊！我们都是做鞋的。你怎么知道以后我这鞋不是爱马仕，不是 LV？你得有梦想。大概在这个一八八九年吧，有一天，这老爹就愣把儿子带到蒂比利斯的一个制鞋工厂家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媳妇儿。 邻居都劝当教士多有这个出息啊！你这整天钉鞋掌是吧？整天闻味儿的多不好啊！这个是吧？回头熏得你得脚气了怎么办啊？是吧？ <laughs> 但是老爹不改初衷啊，硬是让儿子到制鞋厂学手艺。呃，终于到了第二年啊，他老爹挂了。为什么挂了呢？他老爹喝高了啊，跟人打架，就被人拿刀子给捅死了。之后斯大林又按照妈的意志回到了学校。父亲的惨死，毕竟那是亲爹嘛。 给斯大林幼小的心灵打上了一个痛苦的烙印。斯大林一生很热爱自己的母亲，称赞他精明能干啊，而且呢也钦佩母亲的善良正直。后来他做了国家领导人，曾经劝这个老妈呀搬到莫斯科住啊，怕他晚年孤独。结果他妈就来了，到克里姆林宫啊住过一段不长时间啊，他觉得这儿呢跟他原来的这个生活呀变化太大了，那就又搬回到这个格鲁吉亚。 过那种这个恬静熟悉的生活。到三六年，他妈这个去世啊，死的时候八十。去世前不久呢，他对守在病榻前的这个儿子说：“啊，儿啊，说你你看，你到了，你也没当上神父是吧？说这个太可怜了。”那斯大林心说：“老太太，你懂毛啊？当神父是伺候上帝，现在爷就是上帝是吧？都伺候我。”不得不说呀，这个。 斯大林确实挺争气的啊！回到这个教会学校之后呢，按照妈的嘱咐刻苦用功。他争强好胜啊，天资聪颖，记忆力非凡，脑子特别好使啊！因此，这个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啊！一八九四年毕业了，离开学校啊，当时才十四岁，被学校保送到第比利斯神学院学习。神父们是知道他是这个贫家子弟，也知道他爹是酗酒闹事儿死的。 因此，这一保送，标志的呢，这个学校啊，肯定他的才能啊，相信他呢，前程远大。当这个斯大林被录取的时候，迪比利斯神学院呢，已经变成了一个反对沙俄当局的中心。一八八五年，一个这个呃学生呢，啊，袭击了这个学院的院长，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院长说这个格鲁吉亚语是狗语啊，所以这学生就把这院长可能给胖揍了一顿，然后被流放到了这个。 呃，西伯利亚，结果第二年院长就被干死了，那被暗杀了。呃，一八九零年的时候呢，这学生就罢课，罢课一个礼拜啊，警察就把这学校关了啊，八十七个学生都被开了。斯大林这个入学的时候呢，呃，院长呢是俄国的这个修道士，学监就相当于党委书记，那是格鲁吉亚人，这俩人呢是一心想得到这个俄国当局的提拔，害怕学生的造反。 所以呢，就对他们严加管制啊，时时刻刻盯着学生啊，探听学生的这个活动情况啊，经常到宿舍临检，半个奥特曼就进去了，是吧？学校就变成一大监狱。早晨七点，所有的学生集中到礼拜堂啊，做长时间的东正教祈祷。白天呢，就是上课、祈祷交替进行。只有得到特殊允许之后，学生才可以在课后外出俩小时。但是下午五点，校门关闭之前。 必须返校，校纪非常森严，学生一个小过失就要受到在地下室一间小黑屋里关禁闭的处分。所以，这个呃修道士的迫害呀、低劣的饭食啊、缺少新鲜空气和运动，使得不少学生身心健康受到损害。这一套校规就特别引起斯大林强烈的愤恨。 神学院这个老师啊，居于委夷的这个行为，加上在此期间啊，斯大林呢阅读了很多这个呃现代化的书籍啊，比如什么《物种起源》啦，这这这些这些书看了好多啊。感情我们不是上帝造的啊，也不是女娲娘娘哦，是猴变的，是吧？哎，这些因素呢，就使斯大林就变成了一个无神论者。学生只要一说上帝，My God，那斯大林就打断他，扯。 那是欺骗我们，根本就没有上帝。哎，借本书给你瞅瞅，是吧？哎，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一切生物跟你想象的大有不同。关于上帝的话，全胡说八道啊！瞧瞧，猴变的，是吧？哎，所以斯大林除了对这个启迪思想的这个政治书籍感兴趣，对民间文学。 也感兴趣，那什么七仙女、董永啊，是吧？什么白蛇传呐，啊，什么梁山伯与祝英台啊，这倒背如流，是吧？因为这格鲁吉亚历史上就充满了传奇故事嘛，那留下了丰富的这个文学遗产啊，所以他被这个格鲁吉亚的这个英雄们就迷住了啊。他最爱看的一本书啊，叫《豹皮武士》，啊，就跟孙悟空似的，穿小豹皮儿啊，武士。这是格鲁吉亚传统文学名著啊，给他印象特别。 高深的就是绿林好汉磕巴的故事。我天，呐，这说不了话，这哥们儿他就用磕巴做自己的绰号。后来这个磕巴呢，就成了他经常用的这个名字。那一九一零年啊前后呢，他就自称磕巴斯大林。后来可能是不是因为他懂了中文了啊，觉得这不好听啊，磕巴，我操，那别说了，这我老得演讲，磕巴不行，所以改名叫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改了名了。 到这个一八九六年到一八九八年，斯大林呢在神学院里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他成了领导骨干。斯大林在这个小组里呢作用很大啊，在这个理论研究上，他首先根据手抄本人家不是抄《少女之心》啊，人是抄这个《资本论》《共产党宣言》。 根据这个他的提议，学习小组呢组织相关手稿、杂志出版。那在这杂志上撰文抨击专制制度，抨击对劳动者的压迫和剥削。斯大林尤其喜欢列宁，对于俄国局势的分析，这人太牛逼了啊！我无论如何都要见见他。到了这个十九世纪后半叶啊，高加索地区呢，由于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啊，受到很多外国资本的。 青睐啊，所以这儿有了相当规模的石化产业啊。高加索呢，有了铁路，有了工厂，也就有了工人啊。尤其是石油出产丰富的巴库啊，这个这个地方很流氓，发展的非常迅速啊。哎，这个这个成了高加索工业无产阶级的中心啊。然后布尔什维克呢，就跟这儿这个发展起来啊，他奠定了这个群众呃基础。 斯大林经常在工人和这个学生当中进行革命活动嘛，所以一八九九年呢，学院就把他开除了啊。学院很手软啊，啊，他作了这么久啊啊，才把他开除。这对斯大林来讲是一个打击，但是呢，更自由了，脱离体制了嘛，想说什么说什么，没人管了哎，没没有书记天天找他谈话了，所以一心一意投身到以革命为职业的生涯中去啊，就做了一个职业革命家，除了革命啥也不干了。 在思想上呢，他反对这个专制啊，沙皇专制。但是他内心呢，其实跟这个很多混入革命的投机分子一样，不是因为痛恨专制，而是因为恨自己不能成为专制者，是吧？就是皇帝轮流坐，我明年到我家。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他是干这个的，是吧？所以斯大林入党之后，主要从事剥夺行动，打土豪分田地，啊，打家劫舍，抢银行，劫火车，筹集党的活动经费，是吧？大秤分金银，是吧？大碗吃酒肉，干这个。 是吧？当然了，这个他掌权之后，御用学者不提他那段啊，以免给党抹黑，是吧？你这玩意儿说我们我们总书记原来干嘛的啊？挑铁道、拔电杆、紧急毁坏火轮船，是吧？哎，扒上飞快的火车，是吧？你你不能干这个，是吧？为了这个极力在党内往上爬呀，啊，斯大林就拼命的讨好列宁。他文化程度不高，但是读了不少书啊。其实这种人挺可怕的，就更容易自以为是。你尤其文科这些书嘛。 你要不具备这个理工科自然科学修养，你读这个其实意义也不是很大。他有一定的理论修养，还写了不少著作。那十月革命之前呢，他反对这个列宁武装起义。那后来呢，就隐瞒了这段历史，啊，把自己说成是列宁的忠实信徒。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